都会发生，嗯，因为在泡温泉的过程中，心脏的改变，身体的改变，那么冷热的改变，那加上这个这个池子边，嗯，这个。 滑倒啦，或是要起来下去的时候，嗯，都是个非常危险的一个阶段。嗯，所以大家以为是很开心的去，嗯，但是一不小心，嗯，可能就会出一件事情。哎，你知道吗？我上次天气也是很冷，我跑到宜兰礁溪去泡温泉。那因为那个温泉大部分它呃它不是密闭式的，它是属于半户外式的，所以你还是会吹得到风。那种感觉很奇怪，就是你的脖子以下呢超温暖的，但是你的脖子以上呢还是吹到冷风，就很想把整颗头都埋进去。那个上。 下的温差其实也会让我觉得有一点不是很舒服，大概要泡个呃五到十分钟左右，慢慢的冒汗才会比较好一点。所以我自己也是这样体会到，才知道说为什么日本人每次看广告的时候，在泡温泉都要拿个毛巾往脑袋上一放，弄了半天我就知道他是把那毛巾呢放到那水里面去弄暖了以后，再拿上来再泡一泡，再弄一弄，可能就是这样的目的。那确实很舒服，让头部保暖，对不对？嗯，好。可是医生，呃，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到底心脏病的患者他可不可以泡温泉呢？对我们为什么一直提醒大家要小心？是因为我们很多年长的病人已经在吃一些心脏病的用药了。心脏病的用药，它最主要目的就是限制你心脏做些活动。嗯，举例来讲，我们有一些叫做乙型阻断剂的一些药物。 钙离子阻断剂的心脏病用药，它其中一个很大的成分就是让心脏变慢一点，嗯，变钝一点，不要那么的敏感，嗯。那有些人吃了降血压用药，是把血管放松，嗯，所以他平常你吃下去之后，血管就会放松，嗯。这时候你一到一个热水里面去的时候，热胀冷缩的原理，嗯，本来天气好冷，嗯，突然间你泡到一个热汤里面的时候，血管会骤然的放松，嗯。 一放松，再加上药物的作用，血管放的更松。那这时候心脏要它打，它又打不出来，因为你已经吃了一些降血，已经吃了一些药物，让它心脏变得比较迟缓一点点，所以。 要他工作的时候，他却不工作。嗯，这时候瞬间就会有血打不出去，嗯，血循环一下子不够的情形，嗯，然后血一直往脚那边沉下去，哦，所以脑部里面呢就会突然间出现一些缺血的状态，嗯，那有些时候一不小心或一没有留意，嗯，这个在泡在水里面的人一不小心就沉下去了，哇，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呃，在泡温泉的时候呢，除了大家要留意一下自己彼此的状况之外，如果你感觉到呃，比如说。 头昏脑胀很不舒服的话，其实最好就是要赶快起身离开池子，了对不对？啊，对。那起身之前还是一样，要先赶快做一些活动。嗯，因为你在泡的时候，活动什么意思啊？对，你在泡的时候都非常是放松嘛。对呀，对。所以脚也放松，手也放松。嗯。所以血液一直往下沉。嗯。你突然你要皱起来的话，那又是很大的一个挑衅。嗯。所以有时候血就跟不上来，所以你要起来之前一定要让手。 在水里面稍微动一动，脚在水里面稍微踢一踢，屁股稍微扭一扭之后才站起来，才缓缓的站起来，不要一下就突然离开池子。一旦一下离开池子的时候，上面冷空气一出来，你的身体的血又在下面，所以它。 两个东西一下变化，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好，呃，所以当家呃，有关于呃心脏病患呢，不是不能够泡温泉，而是当你在泡的时候呢，如果发生了一些头昏跟不舒服的情形，要请赶快呼救别人帮助你，同时适时的动动你的手脚，这是非常重要的。那每次去泡温泉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冷池跟热池，那个冷热交替。 <laughs> 你那有时候连我都会受不了，那个冷池真的算是非常非常的冷。可是也有人说，哎呀， <coughs> 这样才能够促进血液循环。那袁医师是怎么看呢？呃，冷池跟热池之间，我们比较称它为三温暖，就不同的温度。对，一个是室温，一个是冷温，一个是热温。嗯，它的好处是，如果你的血管还没有动脉硬化之前，嗯，你去做三温暖的挑衅的时候呢，它是可以训练血管的弹性。嗯，也就是说，它在冷的水里面的时候，血管会收缩。嗯。 你到热水的时候呢，血管会放松，嗯，这样冷热在调节的过程中，嗯，某种程度等于训练血管的弹性，嗯，这是个好事情，嗯，但是你去做这个挑衅之前，你一定要知道说自己是不是高血压的患者，嗯，就我一直在强调，你有没有已经先预先的吃了一些药物，嗯，让你的血管不能去做这种训练，嗯，不能去做这个训练的时候，你去训练它的话，变得没有用，嗯，反而是害了它这样子，所以。 所以，讲有吃这些药的话，就不能去泡温泉。我们的建议是说，你要做，你一定要很清楚自己的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子。嗯，像我们现在最鼓励大家是说，你要去泡温泉之前，你一定要先喝热开水，嗯，热茶，热开水跟热茶。对，你要先让身体的血管能够先因为借由内部肠胃道的吸收之后，让血管等都能够慢慢的放松、放缓。嗯。那么这样的话，水分够了，因为刚刚我不讲了吗？ 你一泡下去，热胀冷缩，血管会一下放松，血会往下沉。嗯，所以如果血里面的水分不够，嗯，或是血液不够的话，它马上会出现低血压的状态。嗯，所以你在之前一定要先想办法把水补足。嗯，因为我们血液里面百分之八十都是水分。嗯，所以当你血管预计它要放松的时候，你就要增加它的容积。嗯，那容积来源最好就是水分。嗯，那所以说喝点水。嗯，那。 如果说你平常不喜欢喝水，或者你明显的在一泡热汤血压会骤降的话，那这种水里面我们还希望是带点葡萄糖，嗯，或带点啊盐水，像运动饮料之类的东西，因为等等，泡汤之前先喝一点运动饮料，热点的运，因为这些东西才会留在嗯留在血管内，嗯，它不是单纯的水，它里头有电解质，有点糖分，嗯，那么这样的话，当血液循环起来之后，它才对身体的每个组织，嗯，可以瞬间的给它供应营养。 了解，所以这是泡温泉之前的准备啦。泡温泉之前，喝一点温热的开水啊、 <laughs> 茶啦，甚至是补充一点运动饮料都是好的。对，然后你还如果你是水分要补充多一点，水分补充多一点，然后先要暖身，嗯，这样的话血液才会血。你要你就要预期，每一个人，就算我这个很健康的人，嗯，或是像我们主持人这么漂亮、这么健康的人，他泡到水里面，你都要预期他血压会骤降一段时间，因为他血管瞬间的放松了。如果他调节的不是那么好的话。 你的血压一定会骤降，嗯，那骤降的时候，所以你现一先要做一些预防性的做措施，也就是说，先把水分补足了，嗯，先自己活动一下筋骨，让血液有带动的作用，嗯，那这样的话，你抛下去的时候就会很安全，嗯，那这时候也就是个享受，因为当你一抛下去。 啊，血管一放松，心跳开始加速的时候，很多血液就在里头活动起来了。那你刚才如果刚好吃了颗巧克力，你喝了一点运动饮料，这时候电解质就流通到全身。巧克力一溶解之后，一一变成转化成糖，糖分进入到每个组织里面去，那这个跑汤就是非常愉快、非常完美的一个结合。所以还可以吃一点甜的。 <laughs> 当然了，因为你要记得嘛，你一泡汤。 一泡汤后，心跳就会加速。对，心跳就会加速的话，等运送。 运送量就大了，嗯，我的这个宅急宅急配的人又越来越多了，他带了很多礼物到身体上每个地方去，身体需要能量的哦，对对对对对，他等于瞬间给他吃了颗，每个身体都给他顺便顺便瞬间的吃一点能量进去，那等于就像平常没事的时候我们吃了颗巧克力，你会觉得很开心嘛？吃了颗糖你会觉得很完美，所以当你泡汤的过程中，心跳一加速，营养一给一给起的时候呢，身体就会觉得啊，每个地方都得到。 非常舒服的地方。哎，可是这边原医师我就不懂了，因为你知道 <laughs> 有时候像我们去买那种汤屋的泡泡汤券嘛，他都是会先吃饭然后再泡汤。我每次都总觉得说，为什么是先吃饭再泡汤？那喝的那个。 饱吃的饱饱的肚子撑一个泡在水里不是会有点不太舒服吗？但是你知道现在很多那种呃泡汤的地方都是这样子，吃饭泡汤，吃饭泡汤或泡汤吃饭，到底哪一个先啊？会是对我们身体比较好的？这要看人的反应，因为有些人啊，像我这么胖的人真的没有差别， <laughs> 但是有些人他会很敏感，嗯。比如说你一旦吃的很饱的时候，嗯，你身上很多血液会往。 肠胃道那边去集中，所以到脑部那边就会有一点小缺氧的缺血的情形。因为我们身体就是在四千多、五千多一些血液在分布来分布去，所以你在跑步的时候，哦，你手脚的肌肉的血液就比较多一点点。那么你在吃饭的时候，可能到肠胃道，因为它要消化，所以可能到肠胃道的分布就会比较多一点点。所以很多人在吃饱的时候，尤其午饭吃的很饱的时候，你就会想睡觉啊。当然，第一个是糖分多了，你想睡觉；第二个就是很多血液跑到肠。 会到那个地方去之后呢，你就会觉得哎，脑部的血可能就少一点点，所以你就有点昏昏的，就想睡个午觉，就觉得很舒服。所以同样道理，如果你是有这种这种情形的人的话，那就建议不要吃太饱去泡泡温泉，因为你这样一去泡的时候，那血管一放松，更多的血往肚子往脚那边沉下去的话，那到脑部的血就更少了，那这时候就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好，不要忘记了。 泡温泉是一个享受， <laughs> 你不要去挑衅自己的对，不要去挑衅自己的身体的任何器官。所以在这种情形下，你就不宜吃的太饱去泡温泉。嗯，那么相反的，如果你在吃完饭、吃完什么东西，并没有这种这种情形的话，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建议，可以吃点东西、喝点东西候，因为。 当你在吃完喝完的时候，尤其在吃完喝完半个多小时左右的时候，你的身体、你的小肠就开始要准备吸收了，嗯，就要准备吸收这些营养了，嗯，那它就从食物转换成血糖，血糖就会带到身体的各个组织去。这时候，你再一稍微一泡温泉，心跳，因为一泡温泉之后，心跳就开始加速，嗯，它就开始嘣嘣嘣嘣嘣嘣，血液就因为热。 就开始循环起来了，嗯，刚好把吃饱的东西、刚消化好的东西、健康的食品也好，每每这个任何食品，它会借由这样子这个促循环的促进，那把所有东西带到身体的每个组织去，那身体就很舒服。所以那个吃饱喝足之后，还是稍微的休息一下，然后补充一些水分，再去泡温泉呐。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而且身体一直会告诉你什么情况下是什么样的情形，所以我们一直告诉大家。 第一次下水的时候，嗯，大概就三五分钟就好了，嗯，体体会一下子，然后稍微站起来看一看有没有这种异常的感应，没有，我们再泡泡一下下，这样都不要泡太久。你说循序渐进的增加时间，但是都不宜过久，过久是几分钟？十到十五分钟？其实十到十五分钟就非常危险了，就非常危险，因为不要忘记。 你通常因为没有人站着泡温泉，没有，大部分都是坐着，对，所以你坐的时候血管再一放松，你的血就往下沉，嗯，你的上半部一第一个它在冷空气里面，嗯，第二个它它上去的血就会变少，嗯，变少的时候你稍微一不对劲的时候，脑部一下眼前一发黑，有时候一不小心。 就沉下去了，非常危险的时候。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聊到了有关于一些呃，不只是心脏病的患者，是一般人呢，在泡温泉的时候，也都必须要留意的一些注意事项啊。除了刚刚医生所讲到的这些心血管的反应之外呢，其实还有一项要注意的就是滑倒的部分，对不对？因为其实呢，光是滑倒这件事情呢，对，因为很多老人家喜欢泡温泉，但是老人家完全经不起摔倒这件事。因为大家想到。 我泡完温泉以后，我从个热汤突然间站到站出来的时候，是个瞬间到个冷空气，这个瞬间的变化，有些时候，尤其年纪大的老人老人家的时候，他这个血会一下子供应不上来，所以他呢眼前都会有点微微的小发黑。嗯，有些人不以为意，但事实上那是非常大的一个警讯。真的，对，那尤其你在泡了温泉之后。 啊，骨头关节都放松了。嗯，突然间你到冷空气的时候，关节有时候又不听使唤。嗯，所以你想想看，你从池子爬出来，就像爬个楼梯，要要克服水的阻力。嗯，所以它都要出一个力气出来。嗯，所以当这个地方要出力，要让关节活动，然后头眼前有一阵发黑的时候，一不小心。 就会滑倒，嗯，一滑倒的时候，是呃，池子旁边附近都是石头啊、大理石啊、瓷砖之类的东西，一不小心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嗯，好，所以要提醒一下听众朋友，特别的留意啊。哎，医生，我们在泡温泉的时候啊，我有发现，当这个水深如果到达了胸部左右的地方，也就是心脏的位置，你就会隐隐约感觉到说比较有一点压力，对不对？对。但是呢，如如果说这个呃，你你你你开始再让自己稍微的坐高一点，比如说。 那水伸直到那个呃，比如说胸下或者是腰部的地方，你就会觉得说，哇，那个心脏的压力好像负荷没有那么的大。所以，这到底胸部的地方是可以浸泡到温泉里面的吗？啊，水本来就有压力啊，所以你你觉得你沉到水底下的时候，本来水就会有点，好像在推你的胸部，一样，对对，它确实会有这种情形，没有错，所以这也不是很意外一件事情，所以还是一样。 你你去做一个享乐的时候，你要去倾听你身体告诉你什么东西。嗯，只要你身体还是一样，我们身体是靠那颗心脏嘣嘣嘣嘣的去打它。所以你只要在不同的环境下，你只要譬如说你你泡在里面，它依然可以打得很好。嗯，那你就觉得很舒服，因为全身泡到水里面都是非常舒服的一件事情哈。那么，但是如果说你觉得不舒服，你就要赶快起来，因为。 呃，身体上都是这样子，他一开始都是都是没关系，他就开始亮起了黄灯。 然后你如果还不注意的话，它就闪黄灯，闪急一点。嗯，那再不行变黄灯的时候，它有时候总一下就就就出问题。嗯，所以你一定要在黄灯的时候，你就要知道说，哎，我有点小问题了，我要稍微做点什么防范。嗯，所以我一直提醒大家，就是说，不要一味的说，我年轻的时候可以怎样，我上次来的时候可以怎样。No，是每一次每个情境，你的身体状况是不同。就像我这几天不小心，因为医师实在见了太多病人，这几天我都被感冒了。 对不对？ <laughs> 你在感冒的情况下，你自自己要调整自己的状态。你的职业是高危险群，好。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没有错。所以我们在面临面对他们的时候，你就自己知道说哦，糟糕，现在是高危险群，所以我要看病人的时候，我一定要戴口罩，我要勤洗手这些东西。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因为整间就是个密闭的空间，它随时就会有接触的问题。所以同样道理，所以我这时候就不能说哦，没关系，我平常都有运动，我都睡觉，什么都很足，我不怕。 那就不行，因为随时你就是有可能是危险的一个啊，一个下一个这个受害者。嗯，所以我们一直提醒大家，啊，泡温泉，尤其一家人去，是个非常欢乐、喜悦的一件事情。你把身体放松了，血液循环增加了，那这时候对身体上来讲都是很好。大家不要想要知道很奇妙一件事情哦，在你泡温泉的过程中，血管一放松，血循一增加的时候，除了是有能量的血会进来之外， 第二个，它可以清理垃圾呢。嗯，因为本来囤积在一些静脉里面的脏血卡在什么地方？因为血液循环增加了。 它反而是可以很快速把它冲洗出去，冲洗出去后，它所以大家常常知道泡完温泉有时候常常去上上厕所，嗯，好，因为血管把它放松了，一旦又收缩起来的时候，很多血就会跑到肾脏去，那你就会转换成小便，那就想去上厕所，就是这些原理啊。了解哈，嗯，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听众朋友啊分享到的是有关于呃泡温泉的时候的一些的注意事项。其实不只是泡温泉啦，因为你知道吗？这种温差很大的状况，不止在泡温泉。 出现在这样的天气也会出现，因为接连两天的报纸呢都有写到说，因为天气冷而造成的某一些的呃人呢是猝死。他当然没有写到猝死主要的一个原因，但我想猝死不外乎是呃心脏上面承受了相当大的压力，所以像这种温差很大的变化也要特别的提醒，对不对？一定要特别提醒，因为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外面虽然写是十一度。 但是你加上点风，嗯，加这样子点雨，像台北这几天非常的雨，湿冷湿冷的时候， <laughs> 那你的体感温度就不是十一度了，你的体感温度可能就下降到在五六度左右了，这是非常不舒服的一件事情。那所以老人家也是一样，在这时候一会儿穿了很多衣服，一会儿又出去，尤其我们还不时要上厕所，嗯，你上厕所裤子一脱，那个冷冷空气一吹。 都会造成你身体上瞬间的一个很大的刺激。那么，如果你心脏本身是心血管疾病，尤其有冠状动脉疾病的话，在这时候一个冷刺激，一个热刺激，的时候，心脏一受不了，就会发生恶性的心律不整。嗯，恶性心律不整的话，你一不小心就会昏昏厥过去，或者是血管一下子一不小心，他也不知道当时发生什么事情，他一紧张。 一下子收缩，就像像那个含羞草一样，一碰它，它一下子产生了我们所谓叫做血管的痉挛，就是突然间收缩起来了。那血液供应不过去，就发生。哎，刚刚那个含羞草的比喻讲的好好哦， <laughs> 因为马上脑袋里面就会那个很新颖的画面就会出现了。那个就是在你碰到冷的刺激或任何刺激的时候，一瞬间一瞬间就缩起来，你的血管会有的反应，会有的反应。所以这反应如果发发生在脑部，我们就要叫脑中风。 对，如果发生在心脏，我们叫做心肌梗塞。嗯，那这两个东西。 都是在时节变化，尤其在天气温差很大的时候，嗯，特别容易发生的事情。好，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台医院心脏血管外科的袁明启医师，还是要再次提醒一下听众朋友啊，接下来呢，一路到周末，天气都会变得非常的寒冷。如果你是要去泡温泉的话，一定要记得袁明启医师所说的这几个重点，希望大家都能够玩得很开心。我们这边先稍微休息一下，先进一段广告。 现在时间十一点三十分，欢迎回到《名央课》节目现场，我是诗伟。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台湾医院心脏血管外科的袁明启医师，跟听众朋友呢聊聊有关于啊泡温泉的一些注意事项啊。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呢，有关于任何心脏血管外科方面问题，都可以打电话进来请教袁明启医师。呃，不管像是心律不整啦、心肌梗塞啦，甚至有一些人呢是呃有心悸或者是二尖瓣膜脱垂，还是你已经有在服用一些的。 呃，相关的药物呢，都可以打电话进来，空运专线八三六九三三九八八三六九三三九八，欢迎打电话进来呢，请教袁明启医师。我们一边在接听电话的时候呢，一边我赶快请教一下袁明启医师啊。很多的听众朋友呢，都有在服用这一些帮助呃血液流通的一些药物，比如说呃像阿司匹林等等的这一些的这个药物啊。可是，在服用这些药物的时候，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要特别？ 留意的事情，或者是不要吃什么保健食品，跟这些药物并行呢？其实，嗯，你吃阿司匹林这类药物，它最主要就是让血液里面不要太容易形成血栓。对，也就是说，我们讲普通一点的话，一个人如果不小心割伤了，他出血可能一分钟就可以止血。嗯，你吃了阿司匹林，它可能变成一分半才会止血。嗯，它就让止血时间稍微拉长一点点。 让他的血小板不要那么敏感，大概是这样的目的。是，所以你一旦知道有在服用这种药的话，那就拜托你要特别小心一点，嗯，因为你不小心的碰撞，嗯，可能小出血就会变成大出血，啊，一不小心就做什么事情，所以你要去观察你身体上的一些状态，嗯，你才会知道说，嗯，我去吃这样的药有没有造成副作用？最常见就是不小心在刷牙的时候牙龈就容易出血啦，啊，或者是不小心身体上就会有一些淤血什么东西，那这些都是告诉你说这个药好像稍微过头了。 一点点，这是你平常要去注意的事情。嗯，那在冬天里面的话，我们还是要担心，的就是说，因为我们吃了很多油腻的东西，我们可能喝高汤啦、盐分啊什么，所以血管中的杂质会很多。所以你要吃这个药的时候，它大概就是让血液稍微稀释比较好走。嗯，但它只是让它稀释，你最主要还是让它走。所以水分的补充、稀释你血中的杂质，还是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所以在冬天的时候，不要忘记，也不要嫌烦。 也不要觉得上厕所很麻烦，就是要多喝水，那多让血管放松，让血液能够走起来，让你肾脏可以帮到你的忙。好，我们来接黄先生的电话。黄先生，你好。哎，你好。哎，请说。现在那个民间不是有有些人常常吃一种东西，就是用柠檬啊，还有姜啊，还有这个蒜头啦，嗯，去搅碎，然后再用醋啦，嗯，去烧。 啊，那听说这个对血管很有帮助，因为因为因为我看了有有那个有人写了在那个《景光》杂志上面哦，他说以前他有这个堵塞，结果吃了这个再去这个心心导管检查，这个血已经通了啊。那现在我也在吃这个药，不，这个不是药了，这个完全是一种。 我们自己买的嘛，我讲是柠檬跟姜嘛，蒜头嘛，把它搅碎，挤汁出来烧嘛，嗯，哦，然后再再用醋这样一起烧，好，然后我也吃了一段时间，有效没有效，我不晓得，其实其实黄先生，我们其实在啊。 心脏血管疾病是全世界哦，不是光台湾的，全世界的人口里面，大概都是导致死亡原因的主要原因之一哦。也就是说，每个人都会莫名其妙就心肌梗塞了，莫名其妙就脑中风。它是十大死亡原因里面，除了癌症以外，它是收在前面的第一名、第二名，非常可怕的疾病。所以全世界人都在研究，我到底什么样的方法可以预防这些事情的发生。所以你如果是瑞士人，他会叫你吃巧克力啊；你说法国人，他会叫你喝红酒。 对， <laughs> 那你是日本人，他会叫你吃纳豆、吃红曲这些东西，所以大家都在研究，所以没错，你刚刚讲的建议可能也是不错。我们确实知道，在洋葱里面啦，在一些葡萄里面啊，这些东西都一些萃取物里面，是对心脏血管是有抗氧化的作用，确实对心脏血管是有保护的作用。但是在我们医学里面，还是希望用统计学来算，是，也就是说，一百个。 一千个人吃了同样的东西以后，是不是九十个以上都有它的疗效？相同的疗效哦，那这样子我们才认为说这是好的东西。我们最不喜欢的是说哦，一百个人吃。 它只有两三个或五个、十个有效，那这个时候你要宣称它疗效，我们就不太敢去做这样的背书。所以没有错，你吃什么东西没有关系，就是让它健康、愉快、喜乐起来。而且如果你是为了某个目的去吃的话，就是给它一个月、两个月的时间，然后再去两两做个比较，我们就知道。 这个东西在你身上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哎，医生人比较好，我直觉觉得好刺激哦。 <laughs> 柠檬加姜，哎，我实在是有点无法想象哈。但是呃，还是要建议你跟你的主治医师还是要讨论一下啦哈，要让你的医生知道啊哈。我们来接曹小姐，你好，曹小姐。对，还有医师好，我想请问一下哈，维他命 K 对那个血管呢、血液有什么样的影响？我想请教一下那个医师，谢谢。维他命 K。 呃，其实身体上所有的维他命对身体上都有一些很好的帮忙哈。维他命 K 在在应用在心脏血管上面唯一的一件事情啊，它比较有能够协助止血的作作用哈。那它更是一个维他命 K one 这种东西哈，更是我们的抗凝血药的解剂解剂。也就是说，你吃抗凝血药吃过多了啊，糟糕，我要吃解药。 那什么是解药呢？就是打一针维他命 K 或吃一个维他命 K 的东西，这样子哈。那它大概就是可以把抗凝血的作用把它转变过来，这样它是一个解药，这样子好。所以它在呃有些时候，在我们有些病人在比较出血量比较大一点的时候，我们会打一点维他命 K 啊什么东西，但是它不是那么直接的东西，它是间接转换过来这样子。那尤其它对这些呃呃可麦丁之类之类的东西哈，它是让凝血功能。 延长的东西，若延长过多的时候，我们就给维他命 K，就给它转换过来。嗯，那这种药就是一个呃。 一个平衡剂吧。嗯，好，呃，这是回答您的问题，也欢迎听众朋友呢可以持续的扣音进来，扣音专线是八三六九三三九八八三六九三三九八，欢迎大家呢可以把握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呢打电话进来请教台安医院心脏血管外科的袁明奇医师，有关于任何心脏科方面的问题，不管是呃心肌梗塞、心脏有任何的不舒服、二尖瓣膜脱垂、心率不整啊，这最常出现的 <laughs> 心悸等等的状况呢，都可以打电话进来。 请教袁明启医师八三六九三三九八八三六九三三九八，所以你知道喝红酒是真的可以。 保护心脏是不是？当然可以，因为它那个其他啤酒高粱就不行吗？它红酒是被被证明有效嘛？因为它的葡萄的萃取物里面叫白藜芦醇，白藜芦醇里确实有抗氧化的作用，这样子，对它确实有这样的好的功能，这样子，所以它是它有它的好处。是那我们当然今天一直在讲泡汤这东西，很多人会告诉我们说，哎，那我有静脉曲张是不是不能泡汤？静脉曲张不能泡汤，为什么？ 因为他的血管已经很松弛了，很松弛的时候，你再去泡的话，血管会更松弛，所以静脉曲张理论上会变得更严重一点点。所以很多人就说：“哎呀，糟糕，我有静脉曲张，我是不是不宜去泡汤？泡汤的话，是不是我这个静脉曲张会更严重一点点？”那。 我还是跟大家讲说，没错，会有这种可能性。嗯，但是呢，我们会蛮鼓励大家哈，我会蛮鼓励大家说，嗯，没有关系，你还是可以去泡汤。所以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情形，我们的建议是这样子：很多有静脉曲张的病人。 依然可以做泡汤的作用，只是做完之后，人家人可能站起来就走了。嗯，但是你在泡完汤之后，你可以先在池子边啊，或找个地方微微把脚抬高一下子，因为你的血管弹性比较差，所以你用自己人工的方法把脚微微抬高，自己做一些脚部的按摩，把这些血给它赶回来的话，那对身体来讲还是个非常愉快的事情。好，啊，我们来接黄先生，黄先生你好。呃，两位好，是，呃，我是没有心脏的问题，所以我对这个。 降血压的药有一点不是很了解，现在这种药是不是呃二十四小时的效效期？嗯，你你为什么会想知道呢？是家人有在服用吗？啊，那就是说，如果是的话，那比如说家人有晨早晨运动的习惯，是，那就无所谓，运动前先吃这个降血压药，哦，就运动后，比如说早餐后再吃。 啊，就不受影响。呃，如果是它是有效期的话，是不是就是要运动前吃？黄先应该这样回答你哈。 啊，早年我们在研发药物的时候都是用短效，也就是说它的半衰期，就吃下去之后多久在血中就已经被溶溶解掉了。后来我们发现，在早期的时候，大家是一天要吃三次啊，这早中晚饭后吃个药，大家都习惯是这样。后来因为太麻烦了，很多人觉得哇天哪，这样子一天要吃这么多药，有时候会忘记，所以后来才开始研究说有没有药物呢，可以让它变成比较长效，一整天二十四小时内它都会慢慢缓慢的释放出去。那这是个生。 科技的进步，这样子哈。所以呃，运动前吃，运动后运动前运动后完全看你自己，因为我们认为一个人从睡觉醒来的时候，心脏就开始活药了，一活药的时候，理论上你就需要药物的来协助你这样子。所以说，我们只是说降血压药最好不要晚上吃，因为晚上吃没什么用，因为你就在睡觉了，心脏已经放慢了，血压也不会太高起来这样子。所以。 白天前后都 OK，都是 OK 的，没什么太大的差别，因为它是缓慢的释放出去，你不会一吞下去马上就出来，所以前后都无所谓。但是就是建议要在白天服用。好，杨先生你好，杨先生，我呃请问一下，那个泡前的温温泉的泡温泉的温度几度比较好？是不是？不是，嗯。 我有两种病啦，一种是黄斑部病变啦，啊，啊，左眼是两年前出血，都没看到，右眼右眼又在出血了，哈，还有那个，所以你要问的问题是我剩下一分钟啊，两两，那个泡澡可以吗？那个心脏有一点问题，我出有出康宁水剂啊，啊，这两种而已哈啊。 水管有问题的话，你就知道想办法跟你的医师去询问，因为我们整个空中很难知道你的情形，所以你一定要知道问你的医师，把你服用的药物、你的情形，然后适不适合去泡汤，尤其是有心脏病的病患、有在服用的病患，你要想去泡汤，最好跟你的医师咨询一下，你的情况下可不可以做这样的事，这样是最大的保障。先最好询问一下，尤其还有眼科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询问哈。好，不好意思，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就访问谭医院心脏。 血管外科的袁明启医师到这边，我们要先跟袁医师说声谢谢了，非常谢谢袁医师，谢谢大家。啊，嗯，等会呢，下一段呢，我们会来跟啊博一位教授呢来讨论有关于益生菌的部分了。益生菌也是在最近呢非常夯的一些话题了。到底怎么样有效的来吃益生菌，可以帮助肠道的蠕动，甚至做一些疾病的预防呢？我们等会都会在节目当中好好的来讨论。非常感谢袁医师，谢谢大家，拜拜。